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今天我很高兴。首先是我这个盼了等了这个的曾宝仪。 又来了，谢谢谢谢。一年我们牛郎织女也见不着一回。呃，以后会多点来，以后会多点。再有一个是咱们歌舞伎厅的站长，日本歌舞伎厅的案内人。我们去日本以后都要靠他了。小木为了做我们这节目，从香港这个飞过来啊，真是非常感谢。所以我我这个人一向都是要投桃报李的。谢谢。给小木宣传一下他的新书。这个新书呢，很多中国网友啊，会 <laughs> 会会喊口号，高兴啊，说日本有病。哈哈。 <laughs> 哎，你这个常年在日本混的，你干嘛要？ 骂日本有病的，其实因为我喜欢日本，所以我就要看出他的不足的地方。是实际上是我小骂大帮忙。哦，就点出，就并并没有掩盖一些事实，希望他更进步。不是像中国话说你这人有病，那不是骂人，是说他的病症、病源在什么地方。哎，他什么病态？我们对照一下，看我们有没有这个。 对，今天正好请小木拿他全部的人生经验了，来给我们对照一下。他懂的事情太多了。没错，再侧重讲讲二奶的事情。是 <laughs> 你有兴趣。他就想跟你聊这个， <laughs> 好不容易找到人聊。小木在二奶方面，那就是非常专家嘛。不，不是不光是专家，很富有的人。他是结过二十次婚。呃，没有。没有了。六六次，六次，六次婚姻。怎么又改少了？不是说八次？啊，不，六次婚姻。四个人，四人次。 四人次，六次就有人结过两次。呃，对，结过三次，三次，四五六。所以是伊丽伊丽莎白泰勒那一派的，对不对？四 <laughs> <laughs> 就跟同一个人结的三次。嗯。中间有间开，有穿插没有？没有。这这个这个。结了离，离了结，结了离，离了结。嗯，对，在婚姻上没有没有没有，中间没有没有穿进去，对。但是中间肯定有别的女人的重复。 哦，他这都是公开的，他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所以呢，正好适合聊聊如今在我中国呀非常热的一个话题，就是二奶，有些人又叫小三儿，是吧？这个阿宝很熟了，对吧？ 嗯，小三是因为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很很火的连续剧，叫做《犀利人妻》。嗯、其实呢，我觉得呃，我觉得女人呢特别喜欢这种看待女人的战争这件事情，尤其是不管是大老婆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好，或者是说呃小三们也会想说，那他们有。 处境要如何自处也好，所以这个话题其实，在台湾是非常火热的。所所有的人，不管任何，你出席任何的场合，大家都问你说：“哎，你最近对于这事情有什么看法？”可事实上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呃，你无法忽视的现象。你说，内地其实也是一样，而且比那你说的那个戏里边的戏的情节，还过瘾呢。这个最近的新闻啊，这个是真事儿。 来自四川的这么一对儿堂姐妹，姐妹关系啊，这个大家现在都在聊。到新乡一个企业给一个老板在那儿打工妹嘛，嗯，但是呢，报道上你看，我觉得这本身就反映了呃呃这个正统语言的某种呃偏视，就是说姐妹二人却在各种诱惑之下分别沦为。 沦为这个老板的二奶和三奶，沦为二奶和三奶。那么结果这姐姐二奶吧，怀了孕了，怀了孕，你看这个你就说女人跟女人的战争，哪怕是姐妹又怎么样？害怕失宠啊，害怕失宠，这个女人的阴招啊，是什么招？兽药都动用了。这个妹妹这个堂妹啊，就忽悠姐姐说姐姐怀孕了，要照顾你，煲汤喝喝喝药的，吃什么药？ 给那个瘦肉，咱们现在有瘦肉精是吧？实际上咱们还有催肥灵， <laughs> 怎么样让猪啊？中国人现在到处研究，怎么样让这个动植物蹭一下，就长胖？它的这种药啊是有讲的，生猪催肥灵，给他姐姐喂，要不说咱们中国别的药不管事儿，这药一吃跟人吃一样好吃，蹭一下，他姐姐变成大胖。可是它是有毒的。 当然，胎儿都畸形了，都畸形了。然后最近发现被告上，法告上法庭嘛，被他告上法庭，这就是中国现在一大案啊。嗯，这个是日本应该也也有。日本这种包二奶其实也很多。哦，日本叫包二奶吗？嗯，他不叫包二奶，就是从年年纪小的时候叫援交。 援助交啊，援助交际叫援交。交的角度看这事儿，对，那你讲讲日。对，他从年轻的时候他是援交，比方说学生年代，那是有这些他的呃外面的男人给他的钱，他去买名牌，嗯，名牌，名牌，嗯，所以日本为什么追求名名牌是全世界最厉害的，嗯，那就是在日本也好笑，就是这些年轻人，那女女的在学生年代他就已经开始有了，嗯，就培养了这种这种习性。 然后到了成年以后，到三十岁以前，基本上不结婚的，她不是说像中国是剩女，她不是说找不到男人，也结不成，她不，她不愿意结婚，她宁愿去做人家的二奶。那她跟那些有钱的、有地位的做了二奶以后，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不仅是社会知识也好，呃，经经济力也可以得到一批。然后呢，这是成长教育，哎，然后到了三十岁，差不多要结婚生小孩了，哎，那她就也跟对方的男。 我也不破坏你的家庭，我也不逼着你去离婚，哎，不要我们有结果，我去找我的心爱啊，找我去正规去结婚，你别干涉，我不干涉你。我的我的日本我前妻啊，日本前妻，她一个同班同学，她就做一个大公司的一个秘书，那但肯定就等于是报到二来，她到三十岁以前没结婚，然后结婚的时候就把钱给她，让她去结婚，然后这个男这个嗯这个老板后来就。 走掉了，嗯，走掉以后呢，他每年都到他坟上去拜他，他谢谢他，谢谢他。有古风啊，日本人有古风啊，这这这，即便是二奶三奶，他也有个知恩呐，是吧？那就我觉得，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。 对，哎，对我觉得，我觉得当你知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，其实所谓的道德观啊，这些价值观，我们一般以为是约定成熟的东西，对他们来说就不重要了。因为其实你发现呢，这个世界是非常矛盾的。嗯，我们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，一方面很保守，嗯，一方面其实又非常的叛逆跟激进。比方说，你你你你鼓吹说，哎，我们要伦理道德啊，我们怎么怎么，但当你不断的在鼓吹，不管是物质欲望啊，或者你刚刚说我们我们要过好的日子，我们要过名牌的时候，但你。 你没有相对的告诉这些人，我们如何用对的手段去得到这些东西，他们当然会错乱嘛。那你又告诉我 A 是对，你又告诉我 B 是对的。我现在放弃了 B，我取得 A 了，你又说我是错的，那我我该怎么办？你还不如就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，我我选择了一个我对的方向。然后我觉，比方说像你说日本的那个，其实他是很清楚的知道，我就是拿这个来换了什么。你他也不觉得自己委屈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目标在哪里。 是，但前提是在不害人的情况之下，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中国的案例，害人了是真的就很有问题，不好。中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去影响别人。中国是什么呢？你死我活呀！你死我活，你死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啊，它是你死我活，它不是共荣共存的。日本人，对吧？你看你说的很对，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往往啊无视现实，对别人做道德审判的时候哈无视现实，比方说。 你可以说道德最高标是大家不准有性生活，对吧？可是如果你这么来聊的话，事实上你肯定是虚伪嘛，没错，是假的嘛，你是什么掩耳盗铃吗？是鸵鸟政策吗？而且呢，咱们大家呀，老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说这是伤害原配啊，或这是怎么他们怎么怎么着？可是，可是这个事情他们自己解决好不好？我有时候常常觉得，他自己那比如说咱们有时候见到很多情况啊。 相安无事啊，我我必须说实话。嗯，那么谁都不是傻子，谁也不比你在对个人命运的选择上，嗯，谁都是试过了一万条绝路啊。没错，谁就是说，如果说可以一夫一妻的话，哪个女的不愿意？对吧？她必定是有些现实的不得不，嗯，她也试过了别的方式，甚至包括所谓的大老婆，嗯，也想过了别的可能性。没错，人家综合考虑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利益，最后做了这么一个选择，嗯。 我认为，如果你把你这一套炫耀、到处张扬，可能让别人不舒服，伤害主流价值观。但是，如果你低调一点，对吧？你也没影响别人，你们自己商量好了。甚至于，你要承认这个人群的存在啊，他接下去就像日本的情况了，恐怕彼此之间呢都有。 道德、权利和义务。嗯，你要说完全你们都是流氓，嗯，那得了，嗯，他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还上坟呢，这这也没这事儿了，对吧？没错没错。那其而且我觉得其实但这社会有点不公平的啊，比方说呃像。 不好的词汇都是在女孩子身上的。你说二奶，对，难听了。小三，你说，就算我们在说的时候，尽量只是呈现一个状态，但他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，其实是已经有贬义的了。但事实上，我会觉得，比方说像像这个案例好了，我会觉得这个案例，我觉得这个男的应该多多少少有点问题。 嗯，你你你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包二奶？嗯，啊，你你的包二奶情在情况之下，你你一定是肯定你有需求嘛？嗯，那你你能不能搞定你的需求？你娶了一个原配？嗯。 你觉得他满足不了你，那你也得解决人家的需求啊。对对啊！你你你不解决人家需求，你只顾及自己的需求，所以你找了二奶。哦，那问题当然就来了。没错。然后二奶二奶之愈，你又找了三奶，那当然问题就更复杂了。没错。然后你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个问题，你就是吃不了这盘菜，你点了它，你就是吃不下嘛，你啃不下去。他这应该跟李小牧学习学习。 <laughs> 对了，咱们 <laughs> 先去广告，再说说该怎么跟小牧学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 当然，我必须说哈，咱们这是个多元化的世界，并不等于小木的这个做法就是真理，对不对？但是小木，你还是可以说，怎么就能娶那么多老婆？是吧？ <laughs> 前后，前还没有同时嘛？ <laughs> 应该应该说是我离一次婚是对我的前妻的负责。 对我自己和我现在的二奶负责，因为你既然什么叫对你自己和现在的二奶负责？ <laughs> 对，就是我一般的离婚的前提都是有了二奶以后，比方说一年啊或者两年，对吧？他一直在等你啊，一直想跟你结婚的情况之下，那我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因为你怎么定义这个二奶啊？ 对，在我们这儿似乎说有供养关系的才叫儿女。对。你的意思是，那那当然都是前后脚了。你的意思是当时有了婚外情人，还是说要你供养？对，有经济关系的。我这个二奶是打引号的啊，打引号。对他倒不一定是要需要我的经济，应该是我们俩合得来。对，更比我跟我的前妻要合得来。嗯。然后我就会告诉我的前妻，很很很准确的告诉他。 对不起，我们之间没有爱了，可以可以有情，因为还有小孩，对吧？这个我一定要负责，所以我离婚基本上是没有到裁判所去判的，都是我们就是一一张纸自己的协议，一个月给小孩多少钱啊？然后一个星期就离婚，那我跟日本的亲戚就这样，那。 跟我现在的太太结婚啊，或者跟将来的太太啊，现在以后不会了，过了过了五十已经改变了。哦。可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定这件事的？一般来讲，我们听到这种事情，通常的戏码都是原配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说哎你这个负心人，那我以后怎么办？所以我每次离婚都是胸脯推飞零上去啊。所以所以你的意思说你用钱摆平了这件事？就我只我有的财产我都给前妻。 嗯，呃，包括房子，以前我在深圳的房子，两套房子，小孩有的现金全给他。这是男人一项美德呀，叫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。 <laughs> 所以就咱这道德用不着婚姻法判，对吧？咱比咱咱男子汉给的比法院判的都多。对，没错。哎，所以我没钱，就这样。 <laughs> 我觉得，所以每次从零开始，其实这样很好。就是下面这一这一位，他一定要理解我，对吧？他知道我没有经济的能力了，我们一起在奋斗，再从零开始做。 但是我问你，你不觉得对不起孩子吗？嗯，孩子我可以看他呀，嗯，但是看的父亲跟他完整的家庭还是不太一样的，没错没错。那我在日本这个孩子，只要能让我看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。我们三个大男，呃，三个大人用同一个停车场，甚至经常用同一台车，这就是我们处理。那那那你的前妻呃又找了这个新的丈夫？没有，她不愿意，但是她可能有别的男朋友。 呃，因为他们他可能年龄大的，想，嗯年轻的，是不愿意给这个孩子找一个后爹？有这个考虑的。对，而且我现在结的婚又有小孩子，他都不愿意告诉这个孩子我有小孩了。 演员是，哎，是这样的，但是他的毕业典礼，他的发表芭蕾的那个表演，什么东西都会叫我去，都会跟他的啊，都我三个都是男孩，都是男生，一个二十一，一个十六，一个三十半，对，二十一在深圳，哇，你你算是有福气的，其实，哎，你你见过没有福气的吗？我嗯，没有福气的一定。 是，我跟你讲，每天摊开报纸，很能上报纸都是没有福气的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哪哪些人家里多有钱，你看起来人家富丽堂皇，但是这个几房又讨厌哪个几房，然后之间又要争财产，然后呢，明明吊着点滴还要出来发表声明，就是这些东西，你看了你都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。 人家多么羡慕世界首世界级的首富，然后呢，我们都觉得说，哎呀，然后好像家里几个老婆，然后妻妾成群，然后小孩子也都不敢说呃多怎么样，但至少也都是哎挺好的，好像一家和乐融融。但事实上呢，当你牵扯到钱啊或者什么的上报了，好几天头条了，你看到了，你还是会觉得。 搞不定，嗯，还是还是搞不定啊，这些事情。所以我就觉得啊，这种事实上的这种所谓小三二奶这个现象啊，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少数人群的问题，嗯，就你得承认，在中国大地上，现在有一少部分人，嗯，事实上已经过着这种生活，过了十几年、二十年，嗯，都有。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很值得研究的东西。没有，我最气的彼此的利益啊，该怎么怎么分配？可是我最气的是什么？我最气的是，你只要有钱了。 好像在你没这事没炒出来之前，大家都理所当然的说，哎呀，你的二老婆怎么样，三太太怎么样，四太太怎么样，还去帮他们写连续剧一样。但如果你是家里没有钱的，那那别人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你这道德观有问题啊，或者是什么什么，我就觉得这个标准很不一。 你怎么能说？因为他有钱，所以他有能力养这些小孩子，所以啊，他好像他这件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就当看戏一样看啊。他他他的秘书帮他生了什么小孩，所以他就可以辅佐政事。今天拎了这个多贵的包的包包，你怎么不去探讨他的人格有没有问题，或者说他的道德观有没有问题，他的价值观有没有问题？反而是那些没有这些资源的，人，就会说，哎呀，你看他呀，这啃不下这个，你看嘛，事情就乱了吧。我我觉得。 我在看报纸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价值观相当错乱。你知道，这是因为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呀，那家伙梁唐晋汉周啊，什么什么的， <laughs> 这这这什么朝代的价值观都同在，有一部分人的头脑是古代的，你知道吧？可是呢，西非常西方的，男女平等，这种咱们也接受，所以咱们现在就叫一个价价值观呢，混乱。 呃，多或者叫多元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未必是坏事儿。我个人喜欢这个社会，就是让人民自由发展，有多种选择。我不喜欢的就因为啊，这个我觉得男女这件事儿，真的，我觉得是人类最复杂的一件事儿。你心里很痛吧？真的是， <laughs> 那就永远扯不清的，扯最深的最深的痛，都是这个事情。对，其实你说别的事有什么所谓？工作上的得失，忘记就好对对，你往往就想起来这一生之。 中啊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全是这个纠者，对吧？你看小莫一直就没错， <laughs> <laughs> 就存在的应该是合理的。所以说，我们怎么去研究这个存在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，不管是中国现在的二来也好，台湾的小三也好，日本早就有这种现象，但是他那个社会没乱。 啊，一个是他本身那个国家的性性开放，他的表达的方式他比较自然，而且是在法律规定情况之下，不影响别人，不影响真正的第三者的情况之下都在做。所以我还有还有一个一个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六十三岁死掉了，然后他的老婆谢谢他曾经跟他混过的女情人，他说在最后这几年是因为你支撑他活得到今天。哎，这最近日本也发生过同样的例子，就是。 哎，这个新闻也很妙，因为呢，完全不关那个那个演员，就是演《送行者》的那个演员，叫做我忘了，反正就是他的岳父，啊，也是一个挺有名的艺人还是什么的，有外遇。 然后呢？听说他他不让那个小三走，所以他还写了信威胁那个小三。后来那个小三呢，就直接把这个事情呢就闹上法院了。然后他的岳母，他的岳母在日本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，演过《东京铁塔》啊。然后呢，他还说，他还走出来说说，呃，对他就是有这方面的状况。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那位小三，因为呢他奋身出来告发了这件事情，让他不能再伤害别人。嗯。 这是这是一个完全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，因为在这里绝对不是这样的，在这里一定就是你们去死， <laughs> 就是这种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那么小木，我问你啊，那在日本要是老婆呢？嗯，老婆要是也找找二爷呢？也经常有，你比方说那些流浪的服务生。 他们的不是说长期保养，就是他有时间，有有一些钱，他会去自己去消遣，呃，也会带让他们陪着去旅游的也有，跟他买车的也有，有钱的话啊，但有时候是比较短期的，不会像长期的这样做，因为他毕竟有老公，首先他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必须把自己的家庭做好，嗯，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小孩把他抚养大，然后让他读好的中学、好的高中、好的大学。 进去了，都大学毕业了，他可以有的，所以老年离婚的比较多。他已经，他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。哎，呀，这个让我很感动。对，我有时候也觉得，就是说人事的责任没法逃避。对，呃，但是你总是梦想着，哪一天尽完了你应尽的这些个乱马七糟的责任，走吧，走了， <laughs> 对吧？想干啥干啥，私奔了， <laughs> 私奔，私奔，私奔，哎，那就是说。 日本社会对这么干的人是什么态度？其实也没有像中国看的那么重吧，这件事情。其实政治家也好，名人也好，都在做这件事情，都有很多。但大家也不会炫耀性的这么拿出来说。呃，除非是一定要把他整垮，这个政治家就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。一般是不会的。 一般不觉得不足为奇，那这只要是说不影响他这个大的环境，不影响公司，不影响他真正的家庭。其实日本人很多有家庭的，嗯，很多有家庭，为什么他每天不不回家呢？是吧？为什么？哎，他要喝酒，他喝酒，他跟男人喝，他不会每天去喝吧？嗯，是吧？他肯定有跟他喜欢的女人，嗯，那想想去看的女人，甚至想跟他过夜的女人，肯定是有的。嗯，所以实际上老婆都知道。 你想日本这六十年的经济发达，我觉得日本女性真是很伟大。嗯，就是她支撑了男人，好好的工作，要好好的消遣，然后你回来我还帮你泡洗洗澡水，是吧？啊，你觉得日本女人好委屈？然后你出门出门的时候，把你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。嗯，那你为什么要？ 不喜欢这样的老婆。不，你哎，这这这是个文化差异的问题。就是我感觉到爱情是什么呢？可能没有爱了，但是会有情。这个情不定是跟我们亲属的有有骨肉的情，还有一个就是，那我们这个一定要维持这个家庭，一定在工作上也是一对好的泡子了。 那不就是生活上是抛走了？那工作上也应该这样，这样一个家庭会维持长久。这个提示给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，可能夫妻啊就叫生活共同体。你们是过日子的，但是呢，感情该到哪儿找到哪儿找去，对吧？能在里边找到自然圆满，但是如果不能，也是人性使然。大家清楚。 别吃醋，别嫉妒，别生肉吹吹飞灵， <laughs> 不要互相影响。未来会不会走向这么一社会呢？呃，这个真的很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那而且要互相的，你不能说只有男的可以讲。